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呢，我们刚才还在讲，是啊，你们台湾很自豪了，出了一个李安，是吧？啊。哎，所以呢，今天咱们就不谈李安 <laughs> 咱们我是该离席了吗？李安是华人的这个优秀代表，是。但是呢，这个也有华人在这个海外啊，出现一很多不幸的。 很诡异的事情，当然这跟李安没有什么关系啊？ <laughs> 可是你是以希望李安来改编是吧？ <laughs> 把它改编为电影。李安还没拍过恐怖片是吗？没有，想一下，没有没有。反正现在周星驰拍恐怖片了。对。接下来就要到李。 <laughs> 哎，为什么说要拍恐怖片呢？又廷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刚才他拿手机给我看那个蓝可儿。 对啊，因为这个小女生不是到 L A 第一次自己旅行，结果最后呃，她之前失踪的时候，警方为了找她，公布了一个录影带，那个摄像画面就是她在这个电梯里面两分钟，她一进到这个电梯里面就按下所有的楼层嗯嗯，d a n 她就是不停的往外看啊，这个好像在躲某一个人，可是电梯门这两分钟之内从来没有关过，一直到她这个走出去又走回来，然后还对外面比手画脚之后，最后一离开电梯，这个电梯才真的关上，这是她最后。 两分钟的画面，那现在也确定他已经不幸的遇难，而且就藏在这个大楼的叫酒店的那个水塔里面。哎，这个我觉得太恶心了。说是酒店的住客发现那个水喝起来味道不对，然后他说水压有问题，就是我已经没有水了。 然后，哎，这个供水有问题，所以他们才上去查这个水塔，才发觉说里面有尸体。那八天呢？原来过去八天非常可能那些住客是喝那个尸体的水。是是是是。哎，我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社区啊哈，曾经发生过，原来有四天有两只老鼠死老鼠在我们的水塔里面。 我们不知道，后来也是后来怎么知道？后来好像也是水压还是定期检查嘛。我们那个社区全部是住在基本上亚洲来的，啊，韩国、日本、内地、香港去的研究生哈，每个都是家庭。我们那四天啊，就是喝那个老鼠泡出来的水。 多恶心啊！幸好我们是老中嘛，我们说没关系了。我小时候还喝过用老鼠 <laughs> 泡的药酒，尤其是老中里边的老广。 <laughs> 对，我这我的确老鼠你们不陌生啊。 <laughs> 我我我的确，我跟那个美国朋友说，I am Chinese，我有什么没喝过的？可是啊，话是这样说，背后转头回去我就吐了。 一想起好恶心哦，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呃，那个那个酒店的是客，留留加拿大的留学生吗？不是不是，她是一个呃华裔在加拿大长大的一个呃，就加拿大籍的一个女生。然后她这个呃第一次想要这个自助旅行，所以就选了 L A。不过你想看一个女生自助旅行，所以她选了一个 L A 很便宜的酒店，因为是在旅游网页上。 不评的，就是给予这个最烂等级的一个这个酒店。而且酒店更更离奇的是，它过去也发生过很多这种呃离奇的死亡案件，到目前为止都破不了的案件啊。像是这个呃有这个女明星，在一九八四几年、七几年的时候，就死状惨状的死在这个酒店的外面。她死掉的时候呢，这个身体上不仅是已经这个被呃虐待，然后呢有被凌虐啊，这个性侵害的这个。 样子，而且他好像还被尸体是不是完整的头发呈现，因为他是黑头发呈现散状的方式躺在这个地板上，所以他就像是个黑色大礼花。后来的好莱坞就拍成一个恐怖片啊，因为到现在这一个这个凶手没有抓到过，不知道是谁。因为又听说到离奇啊，当然就有人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就找出很多把很多事情拉在一起说嘛，包括这个蓝可儿哈。 说他平常家里住在四楼，然后呢，那一天的电梯啊，就是停在十四楼啊。嗯。然后呢，他死亡那一天是二月十四号，然后呢，还有人去推车哈，当时还不知道，还没找到他的尸体，用塔来牌来粘，粘哈，来粘布哈，来粘出一张牌啊，好像是十四号牌，就预告了他的死亡，全部跟四有关系。 假如对老外来说可能没关系嘛，fourteen four 没关系，对我们脑中四啊，四跟都特别老广，十四呀，啊十四呀，十四对。广广广那十四。对，那个就是很多人用这种离奇的角度来看，而且这事情啊说起来的确是悲剧，我就是说起来不太好听啊，就是每天大家好多特别年轻人啊，每天上网去追踪，把它看成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样子。 因为看看有什么案情的发展，因为呃，在 L A 有一些年轻人呢，轻身就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呃谜语一面一一样去解题。他们组了团，组了队，去那个酒店，像警察一样来查这个案件，来找出种种疑点。然后找完之后呢，就上网，上 Facebook 什么，把那个找到的东呃的材料来公布。 所以我们就每天看呐，每天看不是我了，我女儿 <laughs> 每天看完之后跑出客厅，哎爸，你知道吗？今天发展到什么地步？我说你有良心没有啊？死了人呐，这样子。哎呦，那他们还可以破破那个什么刀锋战士呢？那刀锋战士，你知道呃前一阵那个那个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听人家说，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想要离开他？嗯，不跟他好了。 就他可能怀疑女朋友有小三劈腿了吧，所以呢，这个，而且不过他们说刀锋战士，他所以他那天晚上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觉得他女朋友就是个要侵犯他的人了，所以他就先把他女朋友打伤，他女朋友跑跑跑跑到这个浴室里面躲起来，希望能够避开他这个枪击，可是他就对着这个浴室的门口就把他的。 手上的这个子弹就啪啪啪的发完，所以就把他打死在这个浴室里面。那他现在不是说他觉得他不是他打的不应该是他女朋友，而是他清醒之后才发觉，原来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打死了。对，所以这中间也是有很多问题啊。例如说，也有这个记者后来就说，哦，我们曾经到刀锋战士家访问，他因为是一个非常不安全感的人，所以他睡觉的地方是，你从他说他已经算计过，不管任何人想要从他家的窗外。 客厅里怎么打都打不到这个密室，所以他睡觉才可以安安稳稳的睡觉。而如果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马上就会拿出他的枪，因为他是个枪枪支爱好者跟收藏者，他马上拿到他身藏的枪，就开始呈现一种武装的状态。所以，所以所以，假如有人这样说的话，其实是支持了他的说法，正是他没安全感嘛。因为他的说法是说，我不知道啊，我女朋友情人节给我一个 surprise 惊喜。 我就以为他是强盗小偷，我就打他呢。假如他一直没有这样安全感的话，其实这是可能的。可是问题是说，你打小偷啊，不可能这样打法嘛。打了那么多枪还追人， <laughs> 人家躲进厕所坐在马桶上面了，你卫生纸不拿给人家都算了， <laughs> 还近距离来来打人家几枪。那有人说是说，好像发现他以前有需要需要吃药的那个那个嗑药的习惯。 可能嗑药之后，他眼中根本看的不是他女朋友嘛，看他是个妖怪哈，一定要把他打死为止哈，有人这样说法了，那这样就精神错乱乱哈，跟小三也不一定有关。那个蓝可儿在电梯里的那种举止，像不像是嗑药啊？但但是是根据他的朋友还有爸爸妈妈认为她是一个正常不过的女孩子了，不过就是因为唯一可以看到她的画面。 而且是生前最后的画面，看起来行为举止的确不像是正常人。你怎么会进到一个这个呃那个电梯里面，把所有的楼层都按？ 都按起来呢，就是你不会做这件事情啊，然后而且你是这样不停的张望，你到底是在跟谁做互动呢？这没有人，台湾人真会说话，那就他好像在躲谁？你们管这叫互动？ <laughs> 哎，他有鼻子的台湾的用语，台湾的我国共两党当年互动多年是吗？ <laughs> 最后把蒋介石互动到台湾去了。 <laughs> 呃，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真是让人很担心，是吧？ 你看他们都去参加艺考，这是好很开心吗？谁开心？ <laughs> 我怎么听说现在很多这个内地的一些男神男士们会特别指定要吃饭的时候就得找人这个托个关系，看可不可以跟这个艺校的学生啊一起吃个饭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男生算了吧，屌丝哪有这个待遇？哦，对，男性男男人就有钱人吧，或者是哎。 教授，哎，最近我对你们这个这个教授啊，你是教授，你是博士对吧？ <laughs> 没，我是最初级的教授。我怎么听说有些女生说在这个大陆，哎，这是是是不，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说这个艺校的有的这个女孩子说跟给老师做女朋友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你为了上这个艺校啊，你可能要跟这个教授、跟这个老师所以潜规则就是从学校开始，对不对？老师带着你去陪酒啊，这个我们朋友是见过的，那可不要脸呐！我的天哪，哎，那是犯法了嘛？基本上，严格来说，一定，哎，上次徐子东，上次徐子东说这不犯法呀？徐子东说当然可以了，教授和女学生。 你情我愿就可以吗？嗯，但是我们朋友真的见到过啊，就说你说大陆有的那个教授，他禽兽，不能叫禽兽，气的我又气又羡慕啊。 <laughs> 他，哎，两两个女研究生坐他腿上，跟朋友们炫炫耀啊，这这是我的研研究生啊。 就能到这种程度啊？那我说犯法，不晓得这个第一个可能有性骚扰，第二个违规嘛。因为假如你在国立大学来教，你不能以权谋私哈，你用你的权利来收学生不收学生，来获得你的好处。那个好处不管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也是好处嘛。你给女孩做大腿，你觉得快乐，你是换取利益，那就犯法了，至少违反学校规矩。 可是那假如那是公家大学的话，那当然就是受法律规管。哎，这个当然了，就是说咱们这是只能说是极个别现象啊。我听他们那个什么中戏表演系那个主任那天接接接接受采访还说呢，说这个女孩们啊，就是来参加艺考的，很多参加过这个培训班。他说，但是呢，我们选主要还是选质朴的，你明白他说些什么意思？有潜力的，就是不是？ 不是已经要学会一技长才的是这样。你知道现在中国人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啊是失去了质朴，以至于呢，你从哪儿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人啊，你就记得啊，从古到今，越呼唤要什么，越提倡什么，肯定是他越没有什么。嗯。你比方说，他们都在讲这个明清的时候立那个贞节牌坊。 都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肯定是女的很保守，哎，为什么都立贞节牌坊？其实不一定，嗯，也可能很乱。正因为他他没有，他需要，正因为淫乱，所以他朝廷才需要竖这个贞节牌坊。就像今天啊，你看，不光是这个考艺校的，包括电视台各个电视台这个选秀节目啊啊，你听那个导演呐，都在感慨，说我们要这个朴实的，要这个。 质朴的，你知道以至于到底质朴是什么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呢选手们开始演质朴，演质朴演哎演质朴你见过这样的吗？他就故意啊穿的一个对襟儿的那个农村的那个褂子，有的时候还把那个扣子啊系歪来系歪一个，那你不是就说你不是演丑角你知道吗？ <laughs> 但是他觉得那样很质朴。你说现在中国人熟练到。 这样一个程度，对这一点我是不太懂，因为我看到关于艺校高考的问题的时候，哈，还看到很多很多老师啊，到不同的平台、网络也好，电视节目也好，来谈招生、招收学生的标准、要求、方法等等。我这个觉得这个在香港就不可能发生嘛，因为这是怎么讲呢？你招收学生是你大学的要求跟 professional 专业的部分。 你是不可以去某些平台来公开来讨论。 来告诉你是怎么样做，因为这样对于没有机会去看这些平台，哎，不一定每个学生都有网络啊，不一定有网络也不一定上去啊。对，那些山沟沟里真正质朴的， <laughs> 他也看不到你的招生标准。那个构构成不不公道啊，那个你只能事后再可能谈一谈，你不可能我看到好多不同的人啊，在招考以前就跑去网络这样谈。我觉得。重点是有个现象是说，他们说现在考艺校的女生越来越多，也就是说。 说现在内地大家都想当明星，男生也越来越多。就我这倒是我觉得还蛮讶异的情况，因为就说，例如说在台湾，你你你的确永远都会有一群。 一就是当明星，演艺圈一定是大家羡慕的一个行业之一，但是他不会是这么主主流吧？就从小到大，我不会，我妈鼓励我说，哎，优婷你要不要去考个艺校？他一定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当律师？你要不要当医生？就说那个社会会让你，如果要往选一个职业，你不会想说我就哎去去当当个明星，或我会唱歌，会去演戏，我就去当演员。但是现在在内地，好像很多人把这个当做是他第一个职业，就是我这辈子。 就要做这件事情，但为什么呢？ <laughs> 对， <laughs> 我就想问， <laughs> 为什么呢？因们既然你既然你们两个都问为什么，我来回答好了。对啊，因为内地这么我觉得你们问错问题了，那个问题应该倒过来说，Why not？为什么不去当？第一个成名快，第二个薪水高，第三个获得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礼遇啊！你去吃饭找个位置，人家远远看到你。 哎呀，文涛，涛哥，涛哥，来来来，你们走开，走开，今天不做你生意，把桌子留给你，对不对？种种的好处方便，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问为什么了嘛，反而是说你为什么不做？那一定就找机会去做。我问的为什么是说台湾人确实。 为什么 <laughs> 没有那么样的老还有一件事，台湾的艺校一直都没有到，呃，到最近才开始。我就说，在我在学校的时候，那还蛮久，就 <laughs> 并没有把演艺，我们叫华冈艺校，那个还是属于高职，就是比高中职业学校的部分，他把当做一种技能。但他不，或者是复兴剧校，你唱戏的，那他是技能的，他不是到大学的学历。但到最近已经开始慢慢提升到大学学历。那我觉得，还有在台湾，你会认为你当明星不一定要去那念学校，就是你。 你唱歌可以一直是你的兴趣，你可能通现在尤其现在选秀节目这么多的话，你会觉得它很容易。有 YouTube，我们还有 Facebook，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络，我也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可能红回来。还有，如果我像念新闻系，我在我的大学里面，我们大学很鼓励办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活动啊，我在这些活动里面也有可能因此脱颖而出。像我在学校里面，我当初去参加一个叫做电台 DJ 甄选。 然后我在六百多人里面去飞碟电台 DJ 这些，我就被选出来。我当时只想当 DJ，我就当当广播 DJ，就没想到呢，因为我选出来后，我的照片被在电这个广播上面呃报纸上面登出来以后，经纪人就开始找来了，就人说啊，那你要不要来演演戏？那你就发现哦，你的路就。 谁？我那时候星图打开了。对你根本没想说我要怎么进演艺圈，我一辈子没想过这件事。但我后来去演戏了，就是因为他就问你说：“那你要不要来演演看？”我说：“哦，No，Why not？ <laughs> 就 Why not？哎，这但是不是想到的，不绝对不是说我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或者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对我来说，当时不是这样可能我们是觉得，就是你得上一个学校。” 张艺谋爱到那儿去集体挑人， <laughs> 对，喽，中戏什么表演系，哎，你可以看看。现在有一个不光张艺谋去那儿挑人了，有了这个网络之后啊，就是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就是参加艺考的。现在在网上都是这些照片，你们可以看看。呃，咱们这个你瞧瞧。天哪，也太人山人海了。 <laughs> 这像像像游行嘛，你瞧也反映了北京的天气啊，艺术家摇篮，你看。听说好多爸爸妈妈带去。啊，带去的。 啊呦，全是参加艺考，不光女孩子更多了，男孩子也更多了，哎，是吧？你看，这是和有些学校的艺考啊，哎呦， <laughs> 那就得穿成这样，又婷，你知道吗？穿成这样看来看去，我多想去当老师啊，真是。这是选美了，不是考考学校了。咱也不知道艺术类标准是不是得知道一下这考生的三维啊？你瞧。 可能他学校有一个戏叫三三级片戏， <laughs> 梁梁，你看要要要要量胸围，据说有的还说呀，戴着胸罩量的不准，嗯，还有这样的说法，真的假的？那这是怎样？那这是这是干嘛？考上了的高兴的和考不上的就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你看这感觉考上了得孤牙吧，这得孤牙吧，为了演戏对吧？哎，你知道，其实啊，我就跟你说这个。 你不要把大陆的情况啊想的太高端，呃，猛一听，我们过去都以为是说想当明星，对吧？实际我们的情况是很可怜的。这一调查才发现呢，大部分人就是这个记者好像在太原的一个考点就问啊，一一口气问了二十个人嘛，没有一个人说对艺术感兴趣的。那 <laughs> 为什么？ <laughs> 这些学生倒很朴质朴呀？ <laughs> 为什么呢？因为他考不上大学。 这个艺术类院校啊，文化课的分数分数线很低，嗯，但是名声好听。好比说咱们台就有很多呀，这种呃过去的北京广播学院，这中国传媒大学，你那个播音主持的这个专业，呃中戏啊、电影学院、美术学院这些，你你他算艺术类院校，他的大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就低呀。嗯，因为他比较在乎你的记忆的部分，你说你是不是有好的声线啊，或者是说比较好的。 身形啊，可以做其他的发展。是啊，所以他们实在是不是说想当明星，而是那边高攀不上，在就低才上考考艺考。哎，我们录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下一次节目我们会把幼婷演的那个偶像剧给大家放一下，让参加艺考的学生知道教训啊。 <laughs> 就没没准备好，千万别进演艺圈这条路。可是他很快急急流勇退嘛。对对对，我俩。家辉家家家辉刚才有什么高见？没有，我意思是说，不仅是这一代，因为我在香港一个电台主持一个节目哈，长期访问啊，呃，那个一批的艺术家。 精细的昆曲的一、十五家哈，他们大概七零年代、八零年、七零年代末期进呃学校学的，几乎我访问了大概有这么多年了，一百个吧。我看几乎全部都是当初不是为了什么喜欢昆曲、喜欢精细去学的，很简单，没饭吃，或者说老师来学呃挑学校挑中学小学挑了，跟你爸妈讲哎免学费，还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对，就是那么简单哎。 那那跟现在其实一样的。你说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最近研究啊，为什么我们的艺术水平老是提不高呢？所有艺术水平真正能达到特高的，我都发现有一件有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啊，饿的，你知道吗？ <laughs> 生存，就是说，过去的老艺人，包括我前一阵看美国那个 jazz，就是爵士音乐，能玩到特别厉害的人呢，总是那种一日三餐呢，都都维持不住。 尤其中国人，我觉得特别是过不了好日子，你知道吗？ <laughs> 我们当年穷的，现这个导演或者作家，我跟你说，都是小农意识。嗯。他就原来最好的作品往往是第一部，你知道吗？嗯。因为那个时候混得很惨，饭都吃不上。好家伙，积聚全身的能量，成名了。一成名就是金钱美色，中国人最爱堕落，你知道吗？就是糜烂生活。哎，我真觉得，你你就有点这个吧，就是说。 一过上点好日子啊，他那个这个求星。所以那些考艺校的学生也没有做好准备，说进校吃苦啊，不是进去就当明星啊，不是说毕业我就变明星，对，你不是这样想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一会儿啊，他这是送给。